我们现在经常能听着那么句话，叫“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”。平常生活当中也经常有人跟你这么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说地上的事儿你都不明白，我怎么跟你说天上的事儿呢？”哎，给我们感觉好像啊，我们对于脚踏这片土地的事儿，咱们很清楚、门清；但是对于我们头顶上的星空，很遥远的地方，咱们知道的就没这个脚踏实地这么多了。 那是不是这样呢？还真不是。无论是科学还是玄学，都是对遥远的天空了解的多，而对踩的这片地地底下的事儿知道的少。你看科学，咱们现在这个对于仰望星空这事儿，人类呢已经在一九六九年就登月了，到了月球上现在呢，把这个探测仪呢弄到火星上去了，而且通过高倍的天文望远镜啊，你能看到。 这个几万光年以外的世界，就可以说对这么远距离的这片天空，咱了解的已经够多的了。但是对脚底下这片土地、地底下的事儿，我记得在六七十年代呢，人类也就能探到地底下几公里、十几公里。这些年说能打到这个地壳，大概距地面得有将近上百公里地方。 说能从那儿探到，呃，通过超声波探到地幔呐、地壳啊，这个那个。其实呢，我们对地底下的了解远不如对头顶这片天空了解。那么，这是咱们说科学。但你说这玄学呢，也一样。玄学什么呢？咱最典型说神话吧。这我以前节目里啊给大伙说过中国的神话体系。 哎呀，讲的头头是道，我自己都觉得天花乱坠，觉得我自个儿讲的好。为什么呢？资料来源非常丰富，你看有《封神演义》啊，山海经》啊，又传统的各种神话故事多了去了。那神话大多数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天上人间啊，这可不是那夜总会“天上人间”，讲的是天庭和人间的事儿。因为在这个玄学体系里边呢，我们这世界分成三部分：玉皇大帝那边叫天庭。 咱们生活这区域呢叫人间，还有阎王爷待的地方叫地府，阴曹地府。所以你看，咱们一说天上，太白金星、太上老君、托塔天王、哪吒三太子啊，玉皇大帝，呃，嫦娥、王母娘娘呢，咱说的头头是道。可是说地底下阴曹地府的这些人我问您能了解多少呢？可能您掰着手指头说呀，我知道阎王爷判过牛头马面。 是什么勾魂小鬼儿？那具体这些人怎么回事？这些神仙都干嘛的？可能您不是很清楚。而且大多数人了解这个玄学世界里的阴曹地府，其实是通过呀小时候家里老人有时候吓唬你，或者有时候讲些宿命论的迷信的东西，你从那里听那么一鳞半爪。 有的人可能对神仙体系了解很多，但是对阴曹地府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怎么个工作状态，都怎么来的，您不一定知道。你看，打小我就听那块板儿嘛，呃，说的这阴曹地府的事儿，说天为宝盖。 地为池，人好比羊是之间混水的鱼，那个混得了那一时算一时。阎王爷好比钓鱼的汉，那个小鬼好比那钩鱼的石，那么钩着老的老的去，钩着小的不敢误时。阎王叫你三更死呢，谁也留不到那五更时。夜晚脱下鞋和袜，他不知道明早提不提。你听着挺吓人，所以咱有时候生活当中啊，还挺避讳这事儿。 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们都知道神话呢，它其实是人间世界的一种反应。就像说封建社会有皇上，那天上也得有个玉皇大帝，跟这道理一样。那么我们往往呢，在神话体系里那些神仙呢，和人世间特别像。你这有啥毛病，他那有啥毛病。但是阴曹地府可不是这样。阴曹地府呢，往往把人呢。 对于人间的一些恨和爱，非常直接的打上烙印，搁到阴曹地府去了。有人说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我不懂。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就明白。阴间最高行政长官谁呢？阎王爷吗？阎罗王吗？这阎王，他也是王啊！你看，咱说天上说玉皇大帝，你都知道玉皇大帝和人间是什么关系？说这个皇人世间的皇上叫天子。 哎，那老天的儿子跟玉皇大帝有直接传承，就他是比照着人间的皇帝弄了一个玉皇大帝，但是阎罗王不是，阎王在神话体系里传说他是哪个人，过的那边当的呢？有说范仲淹的，有说寇准、寇老心的，还有说包拯的，就是按正常来说，那王那前世也应该是王啊。 中国人还讲这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耗子儿子会打洞。为什么这阎罗王就不是呢？他其实代表着中国人对人间的一些爱和恨。为什么呢？天上的皇上和人间的皇上都是长着两条腿的暴君，说一不二。他叫你死你就得死，叫你活你就得活。那么在阴间里边不是这样。 往往阴间的长官执掌着善恶，你来世是转世投胎当神仙、当好人，还是继续做恶人？怎么惩罚你？所以老百姓希望什么呢？有一个公正无私的大老爷管这事儿。所以你看，包拯、寇准、范仲淹，这都是人间的清官呐。老百姓希望在那边能有一个人给阳世间所有的不公做一个终极判决。 也就说，解解恨，替老百姓出口气。所以你要真讲接地气，反映老百姓的心声，恐怕这阴曹地府啊，比那天庭啊更加接地气儿，更加和人间通人气儿、近人生。所以我说这阴曹地府呢，你要是好好琢磨琢磨呀，它有意思。因为所有的我们说这玄学体系都是比照人间一一对应来的。 所以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，在天庭地府上都有不同的反应。我倒觉得，在阴曹地府的传说当中，反映的更加透彻、更加犀利，而且更加有趣儿，有时候还有些人情味儿。那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呢，咱就给大伙儿分两集，好好说说这阴曹地府这些人怎么回事儿，阴曹地府这些公务员都是怎么来的，都干什么的。咱首先呢，得给大伙儿说说这个。 阴曹地府里头啊，这个工作流程、工作地点、办公的地方，咱得从哪儿说起呢？阴曹地府的工作启动从哪块开始呢？阳世间有人去世，说去世必须有阴曹地府的工作人员过去干嘛呢？叫勾魂摄魄，就把你魂啊勾到阴曹地府接受审判，是好是坏，是善是恶。 那么说，这魂儿怎么回事呢？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叫“魂飞魄散”，这人一死，魂飞魄散了。您知道什么是魂，什么是魄吗？好多朋友不知道，我给您解释解释啊，你长长见识。魂是什么呢？魂是啊，可以脱离人身体，单独存在的。咱说真魂出窍，这魂；魄是什么呢？不能脱离你身体存在的。 你这肉体没了，这魄也就散了。这是魂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解释。哎，有说这个七魂六魄的，有说三魂七魄的，反正那数都是虚指。三和七，咱们也知道，一说什么就就就事不过三，什么七仙女，那都虚指，不是特别准确。但是魂魄的概念是我刚才说这个。那么这个东西其实还包含着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。我们都知道，大家。 都听说西方心理学像弗洛伊德研究的叫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魂和魄是什么呢？魂它是超我，就它代表着你自己思维升华那部分。魄是什么呢？是本我。本我是什么呢？渴了想喝水，困了想睡觉，饿了想吃东西，啊，见着漂亮的异性呢想占有，这为魄。魄说白了就是你身体的一些本能。 那么，一个本我，一个超我，这两个在人身体一作用啊，形成我们一个完整的人，叫自我。熟悉弗洛伊德的朋友知道这套理论。那么人一死呢，魂呢飞了，魄随着肉身的消失也就散了，魂飞魄散，这魂哪儿去了呢？哎，就是由阴间的工作人员给带走了。魄呢，也是阴间的工作人员负责呀，给你散了。 那么谁来干这活呢？咱很多朋友都知道，这二位叫黑白无常。那黑无常呢，是个矮胖子，脸儿黢黑的；那白无常呢，细不连天，瘦高个，这个脸白，也穿一身白，舌头伸多老长，红舌头，挺渗人的。这是黑白无常。说无常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个佛家用语。咱们关于阴曹地府的好多传说呀，其实是来自佛教。 无常呢，就是变幻莫测，没有固定规律，不知道什么样为无常。在佛教界呢，引申为啊，这个一切事情啊，呃，都不是特别特别有规律的，所以很多事情变幻莫测。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把握自身，把握自己的信仰。无常大致是这个意思。黑白无常，一个黑一个白，这俩人干什么活呢？很有意思。这个黑无常、白无常啊。 分头管男女，你比方说男的死了，男的的魂为阴魂，魄为阳魄；女的的魂呢是阳魂，魄为阴魄。那么当男的死了，白无常来呢，把他的阴魂勾走，把他的阳魄散尽；到女的死了，黑无常来了，黑无常来干嘛呢？把他的阳魂收走，把他的阴魄散尽。所以俩人分工啊。 管男管女，那么说这黑白无常是怎么来的呢？我告诉这二位啊，有名有姓。这个黑无常，他的名字叫范无救，就没救了，范无救。白无常呢，叫谢必安。有人说你哪儿弄来这有名有姓的？这两位还挺有意思，脸上都写着字儿。黑无常脸上写四个字儿。 叫正在捉你，就我正在抓你。白无常脸上四个字叫“你可来了”，不是他俩那抓魂的吗？说这二位啊，据说在人间的时候是衙门口的两个衙役捕快。你看他为啥就是阳世间干啥活，到阴间干啥活？黑白无常不勾魂的吗？抓人的吗？相当于咱们现在啊，这个公安局的。 刑警队的，抓犯人的，刑警队犯人叫什么呢？在过去呢，抓犯人衙门口呢，管这叫捕快。咱们大伙儿都知道，说过去的衙门口呢，三班衙役，哪三班呢？造、壮、快。造班、壮班、快班。造班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升堂啊。 大老爷坐那儿，两边你看电视剧里有啊，拄着那个大棍子喊“威武”，也有的嘲讽老爷的，在里边混着喊“贪污”，你把当官这点事儿都说出来，这个为造班，相当于咱们现在法庭上的法警。壮班是什么呢？看监狱，押送过粮草，送过犯人，哎，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武警。那快班呢？ 大伙都知道，相当于现在的刑警，所以这为造庄快三班。你看那牛头马面是干啥？牛头马面就是造班，阎王爷升堂，他在那儿威武吓唬人的。那么这个黑白无常呢，就是捕快快班的。而这俩人呢，在杨氏的时候呢，一个呃谢必安，一个范无救，俩人呢也是干着活的。但这二位呢，特别有信用。 对工作呀，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。而有这么一天呢，俩人出去呢，到另外一个衙门呢，送这海普公文。可现在说就通缉令，那会儿得人工送，没有互联网嘛。这个送的过程，突然发现呢，坏了，咱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文件忘盖章了。你没有这印章，人家不承认呢。这哥俩就商量，这时候这个黑黑胖子挺矮，这位。 范无咎，这黑无常，黑无常说：“那那么的吧，哥们儿，麻烦你跑一趟，你回去拿去，我在这等你，咱俩不见不散。”就这么着，白无常谢必安扭回身回衙门拿这个印章。黑无常范无咎呢，就站在桥边这儿说：“我等你啊，我不见不散，我绝对不动一步，我等你。”哪想到他一走呢，不长时间，天降大雨，这下坏了，这雨越下越大，把这个山洪啊！ 能爆发了，结果这咱说这范无咎啊，这黑无常范爷，讲信用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说站着一动不动，我就不动，结果山洪爆发过来，把他给淹死了。等到谢边回来一看，哎呀，我说哥哥你怎么了？你这 <tsk> 追悔莫及呀！说当初出来这印章这事我管我给忘了，你其实是死到我身上了，所以悲痛万分，一股火上来。 旁边一棵歪脖树上上吊了，所以你大伙看看白无常谢必安，为什么呢？血红的舌头伸多老长呢？咱知道吊死的人容易把舌头伸出来，这典故就从这儿来的。后来这二位呢，到了阴间阎王爷一看，你二位干工作兢兢业业，还讲信用，行了，重要的任务勾魂摄魄，把死人的魂弄过来，这任务交给你了。所以这个白无常黑无常。 就这么来，大伙记住，一个叫谢必安，一个叫范无救。谢必安什么意思呢？你谢天谢地，感恩这世界，你呀就能活得安全。你要真犯了事儿啊，那你可就没人能救你了。所以谢必安范无救，它反映的是人要感恩，同时呢也要这个心底无私，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，不要轻易呢去触犯法律。所以这是咱们说这个黑白无常。 也有的朋友说，有的地方黑白无常我看的像了，一个是公哥，他写个天下平安，一个写一见生财。你听这俩字俗气，他就不如正在抓你和你可来了有意思，反映他们工作性质这个。所以这是阴间的捕快黑白无常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得说说这个整个阴间了，它什么构成？咱这黑白无常呢？ 把这人这魂给勾来之后呢，压着鬼魂往阴间走，进了阴曹地府地界呢，前面有一条道，这条道啊，要跟现在的高速和国道都没法比，它其实就像个乡间小道，两边啊那植物你也看不清，影影绰绰，雾还大。这条道叫什么呢？叫黄泉路。咱们经常说，哎呦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这黄泉路是通往阴曹地府的必由之路。 就人死之后，这鬼魂一定从黄泉路走，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压着你这魂儿。黄泉路走到头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关口，就跟咱们现在看山海关、嘉峪关似的那种关口。这关叫什么关呢？叫鬼门关。过了鬼门关，你这魂儿可不是魂了，你就是鬼了。这鬼门关上把门的是什么呢？叫鬼王。 相当于阴间的保安队队长是这么个职务。过了鬼门关里边，内城叫什么？阴曹地府的办公地点。这个内城上边有一个守护神，叫城隍。咱很多人自己家乡都有城隍庙。城隍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阴间城市的守护神。说白了，阴曹地府的市长。 有人说：“那是不是最高领导？”刚才我说阎王爷是最高领导，他相当于什么呢？就等于哪个国家首都的市长啊，他并不是这国家的总统，哎，成隍就是这市长。所以这成隍爷呢，呃，各个地方都有供着呢。呃，成隍爷呢和鬼王呢一起把这魂给接来，你变成鬼了，再往里头送。所以这阴曹地府这个模式，有人说。 这个城隍是市长，阎王爷是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，阎王爷相当于总统元首，是阴间最高的行政长官。这阎王爷呢，相传不是一个人，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咱们这大千世界二百多个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元首，那阴间也同样啊，他也不可能世界一统就一个阎王，所以阴间阎王也挺多。但阴间的阎王呢，不是以地狱。 划分的，而是你管啥，管这个管那个。相传呢，阴间有十殿阎罗，就十个阎王殿，十个阎王殿呢，十个阎王。这里头有什么平等王、转轮王、宝树王，啊，这个送官王等等等等，叫法不一。其中第五殿的阎罗，就当间儿那个，这个阎王殿的阎王叫阎罗王，就是咱们大伙儿。 流传已久的都知道的阎王，其实这是第五殿的阎罗王，所以这个是阎王的在阴间的地位，他是最高元首，阴间的最高首长。我前面说了，阎王爷很有意思，相传是包拯转世，有说范仲淹转世，啊，有说寇准转世的，说包拯的多，为什么呢？包拯那个脑门上啊有个月牙人说这个包公呢叫。 日断阳，夜断阴。白天的时候呢，在阳世间呢，有这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哎，这个治贪官呐、治恶霸呀、治刁民，全管了。说到晚上，他有个枕头叫游仙枕，往这游仙枕上一躺，睡过去了，他就变成阴间的阎王。夜断阴，到这阴曹地府呢来断案，包公呢这铁面无私、公正廉明，大伙都能信得着的。所以你看。 老百姓呢，可能在阳世间受了很多委屈，呃，法律不公啊，呃，受恶人欺压呀，被皇权呐、封建专制啊给收拾够呛啊。希望到那边啊，能有个公正的交代，能让自己啊，心里好受点，呃，能够呢，呃，不不平则鸣之后呢，沉冤得雪。所以呢，这阎王爷呢，呃，往往寄托着他一种愿望，都是清官大老爷。所以这个呢。 是我们大伙常说这个这阎王，阎王呢就是阴间最高的行政长官。那么再往下，除了最高行政长官，还有宗教领袖。说这怎么还有宗教领袖的事儿呢？你要像伊朗，他有这个呃总理，有总统，也有宗教领袖。阴间也是，阎王是最高行政长官，最高宗教领袖是谁呢？地藏王菩萨。 咱都知道，佛教里头有四大菩萨，在中国都有自己的道场。你比方说，这个普陀是观世音，五台山是文殊菩萨，峨眉山是普贤菩萨，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。这四位呢，呃，分别担任佛教里头四项任务，叫智、信、行、愿。呃，智呢，就智力的智。五台山文殊菩萨，其实他管的是什么呢？人开悟，怎么悟佛法？可有一些呀，凡俗夫子啊。 领着自个儿孩子呀，跑到那儿干嘛？磕头啊！高考考个好成绩，啊，研究生我能上去啊？考托福多少分啊？这就弄错了。这个东西是你的一种技能，他这智不是指的智商、智力，是指的你开悟的程度。你要是没有这信仰，你把文殊菩萨那前面的蒲团你给磕烂了，你也考不上大学。所以他呢，智信行愿。地藏王菩萨呢，道场在九华山，但是他修行在哪儿？在地狱里边。 在阴间，为什么有那么句话？地藏王菩萨说的最有名，叫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。还有一个他发愿叫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”，这在佛教里相当有名，就是一个能舍得出自个儿的了不起的一个宗教领袖。那么地藏王菩萨是什么来历呢？他在世为人的时候啊，是个和尚，法号叫什么呢？木莲。 所以别人管他叫木莲僧。关于他的传说呀，遍地都是。在中国的南方啊，很多这农村呢，戏班子唱戏必唱的戏，有一出叫木莲戏。大伙儿记不记得这个语文课本里，鲁迅先生写过一个呃自己童年的事叫社戏。说台上谁唱戏，哎，那个唱的就是木莲戏。木莲戏内容是什么呢？就说这木莲呢，他打小就出家为僧修行。 他呢是国王的儿子，他母亲是王后，但是他母亲是天底下少有的不着调的女人，破坏他修行，怎么破坏呢？这个给庙里的和尚啊捐赠食品，和尚不都吃素吗？他给捐肉包子，外表看着跟馒头似，的，一咬里边是肉，你说你这不坏出家人清修吗？反正他母亲坏事是干老了，最后死了之后呢，给下到地狱里边。 把他判成恶鬼，在地狱里待着，那不遭罪吗？木连生呢，虽然一边修行呢，一边他孝顺呢，说我母亲在阴间遭罪，这不行，我得救我母亲。这木莲戏的第一折叫《木连生救母》，他到了地狱救他母亲，他把他母亲是放出来了，可同时呢，跟他母亲一块待着的，大概有八百万恶鬼，全出来了，跟着跑出来了，就跟越狱似的。 结果引发了几件大事头一件大事天狗吃月亮。他母亲属狗，从这地狱里跑出来，那这阎王就说：“你永远不能转世为人。”他就变成狗了。这变成狗恨呐，就我这我我怎么原来我王后在我怎么成狗了？咬这个咬那个，往天上一看呢，那太阳月亮他就给咬下来。这叫天狗吃月亮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日食月食。这时候大伙敲锣打鼓，把这天狗吓跑了。 还有跟他母亲一起跑出那八百万恶鬼，那都不是好人呐。这下又活回来，又到阳世间祸害人。穆莲生没办法，要解除这罪孽，他又转世投胎，投胎成谁了？大将军黄巢，知道吧？待到秋后九月八，火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唐末著名的起义军领袖黄巢，说黄巢好杀人。 说黄巢起义杀了八百万人，是干嘛的？这八百万人都是恶鬼托生的，他把这些人杀了，等于把这恶鬼重新送回地狱。所以这是地藏王菩萨前世木莲僧。那地藏王呢，在阴间呢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他负责什么呢？把这些鬼呀，度化成这个修佛之人。就说所有的世间的万物。 都有修佛的灵性，别说人能修成佛，鬼也能。地藏王菩萨就在阴间给你带道，让你好好修行。所以地藏王菩萨呢，呃，他是这个阴间的最高的宗教领袖。那么你看，除了这个呢，大伙能想到的说还有判官。哎，判官是什么？阴间最高的司法长官。据说阴间呢。 这个司法系统啊，有这么些人，他的机构分成呢：赏善司、罚恶司、查查司、音律司。赏善呢，那不用问了，就是弘扬正能量呗，奖赏好人；罚恶呢，这咱也都知道，哎，收拾坏人。查查司是什么呢？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。音律司相当于什么呢？现在的法院。你咱们过去封建社会，你看那组织机构。 督察院就是检察院，大理寺就是法院，刑部就是公安局。你看，阴间也是相应对应的，所以咱这头有什么，他那边有什么。所以这个神话啊，其实都是根据我们身边的事物改来的。那么据说呢，这个赏善司的判官是谁呢？是魏征，就唐太宗身边这个哎很有名的大臣。魏征呢，是赏善司的这司长来说。 那几司呢，也都有传说中人物对着安，但是大家公认的判官是什么呢？是阴律司的司长，就阴间掌管刑律的，就等于阴间的法院院长判官吗？他说你有罪，他来定，大法官，所以这个阴律司的司长是阴间最高的司法长官，一般司法长官定下来的事儿，行政长官不会轻易改变。 就判官定了，你谁死谁活，阎王爷也不能轻易改。这叫什么呀？你阴间司法独立。人家大伙还记不记着？孙悟空《西游记》里闹阴间，把这个让判官把生死簿给拿过来，上面带猴那页他都给勾了。阎王爷也不知道这上面怎么回事，因为判官定了嘛。结果这一笔勾下去，不光是自己长生不老不死了，嗯，还顺带把带猴那页那六耳猕猴也给弄活了。所以后来才有真假美猴王的故事。 在这个阴律司司长、判官，这个判官说对应着阳世间谁呢？就谁是到阴间变成判官的？这个人呢叫崔珏，姓崔，崔崔永元的崔，珏是哪个珏呢？王字旁搁个美玉的玉。咱看过巴金写的《家》，知道里边有位小姐叫瑞珏，哎，就这个字是美玉的意思。这崔珏呢是大唐时期的人。 后来死了之后也当官死了之后呢，到阴间当了这判官。说咱都知道判官说这厉害呀，铁面无私啊，绝对公正啊，那是绝对不徇私情。未必都是这样，咱就说这崔珏，大家公认的好判官，那绝对公平公正，也干过徇私的事儿。